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问世至今，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十八世纪末，法国人发明了最早的自行车。 它是木质的，结构比较简单，不能转向。骑车人用双脚用力蹬地前行，改变方向时也只能下车搬动车子。即使这样，当发明人骑着这辆自行车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在场的人仍十分惊异。世界上第一批真正实用的自行车出现于19世纪初，1817年。 德国人在法国巴黎发明了带车把的木质两轮自行车，它最大的进步是可以改变方向了。它一问世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。之后，不仅有成百上千辆自行车涌上了街头，法国政府还为邮差配备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。随后，自行车的技术性能不断得到改进。一八三九年。 英国人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，骑车时两脚不用蹬地，并提高了行驶速度。一八六九年诞生的雷诺型自行车，车架改由钢管制作，车轮也改为钢圈和辐条，采用实心轮胎，自行车更加轻便了。一八八七年，英国人劳森完成了链条驱动自行车的设计，同年。 英国人研制出了充气轮胎，从此自行车技术开始走向商业化，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。十一，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出现在街头时，人们是什么态度？ 十二，哪国人发明了自行车？十三，英国人在哪方面对自行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你想知道我设计的未来汽车什么样吗？让我来告诉你吧。这款汽车是水陆空三用车，它不用汽油，而是以太阳能做燃料。当然，它也不排放有害气体。形容它的速度，奔驰、驰骋这样的词汇。 都用不上了，它的速度和光的速度差不多。这种汽车没有方向盘，只有一块超薄屏幕，显示着你所在的方位、本地区的交通要道和世界各地的地图。当然，GPS 导航系统是必不可少的。只要你说出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汽车就会把你送到目的地。 这款车在行驶过程中能自动调节车速以及车内温度和光线。前方出现阻碍，它会自动避开。因此，在陆地上行驶，它安全可靠。下雪天，汽车会伸出两根滑板，这样在雪地里它也是来去自如。在空中飞行时，它平稳无噪声，就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样。 对了，它还能够像直升飞机一样升降。在水面上行驶时，车的轮胎会自动变大，浮力也随之变大，速度可达每小时五千海里。想拥有一辆这样的车吗？这并不难，我发明的这款车物美价廉，人人都买得起。十四，这款未来汽车的燃料是什么？ 十五，这款未来汽车的速度怎样？十六，这款未来汽车还有什么优点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